第六集。下午五点整，林和西去了学校北门。林家的车果然如林童所说那般停在路边等他。林和西和林童没有太多交集，却也能够猜得出来，林童这样做并非出于偶然的良心发现，而是有话对他说。只是他没能猜出来话题的中心会是油虫。林童也不拐弯抹角，直接开门见山。 你离欧冲远一点。林和熙怔了怔，很快笑起来：“嗯， <laughs> 怎么？我找他让你不高兴了？”林童面无表情的接话：“你知道就好。”可是，林和熙话锋斗转，神色淡下来：“你高不高兴，跟我又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呢？”林童转过头来。 一双眼睛恼火瞪他，你该清楚你是什么身份，他不是你能攀得上的人。打量他半晌，林和熙意味不明的挑眉，语气微妙。怎么，你喜欢他呀？林童满脸莫名，疑心林和熙故意套他的话，目光暗藏警惕。如果你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欢，我当然喜欢。 仿佛没有听见林童前半句的解释，林和熙冷不丁的打断他的话，诧异又怜悯的看他。原来你喜欢他呀？林太太知道她儿子喜欢上男人了吗？先前摆出的冷漠和老成，此时荡然无存。林童如同被点燃的炸药包般，恼羞成怒的开口：“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男人了？喜欢男人的是你才对吧？” 我是喜欢男人啊！林和熙闻言，佯作愁苦般轻轻叹气：“哎呀，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出生又不是我自己能选的。可是你现在却因为我的出生来阻拦我喜欢别人，怎么？私生子就不能喜欢人了吗？私生子就不配拥有自己的爱情了吗？”被他的大段道理弄得有点懵。 林童许久后才回神，怒气冲冲道：“我管你喜欢男人还是女人，这这和我对你说的话有关系吗？”林和熙慢悠悠道：“怎么没有关系？”林童猛地顿住，半晌后才又惊又疑的瞪向他：“你喜欢他？”林和熙心中觉得好笑，他到今天才发现，林家的人把林童养的这样单纯。 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似乎除了娇生惯养和惯常漠视、厌恶他以外，也并非是全无可爱之处的。从前在林家受了他多少冷言冷语和轻视，林和熙此时有心逗弄他，故意勾唇道：“我怎么就不能喜欢他？他长得又高又帅，家里还有钱有势，喉结也很大，说不定……”林和熙倏然凑近他。 在耳侧压低声音道：“说不定在床上也很猛呢。”林童怒不可遏地推开他，看他的眼神如同看什么玷污神圣事物的淤泥般，脸红脖子粗的朝他道：“有虫不喜欢男人，更不会喜欢像你这样的私生子，你就死心吧。”林和熙此时算是看明白了，林童对尤虫的喜欢，大约就是弟弟对哥哥的喜欢。 和尊敬，哼， <laughs> 那你就等着看好了。他脸上笑意加深，背靠后座，语气散漫，看看他到底会不会喜欢上我。林童气得嘴唇微抖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说给林童听的话里几乎没什么真话，林和熙自己更是说完就忘。本意只是想气林童，并非是真的想去追尤虫。 却没料到林童太过较真，以至于还在几个月以后将状告到了尤虫那里。当然，几个月后的事，林和熙眼下无法未卜先知。此时，他和林童一前一后的从车里下来，朝林家的别墅里走去。去北欧两月有余的林远卫果然在家里，见两人从玄关处进来，神色慈爱的拿出从北欧带回来的礼物给林童。 林和熙目不斜视地从父子情深的两人面前走过，林远卫甚至都没分给他半点眼神。已经习惯林家所有人对他的忽视，林和熙面上神色挂着一如既往的平静和淡然。林远卫对他没有任何父子间的感情，他亦相同。晚上七点开饭，林家四人前前后后的入座，林远卫先端起碗来喝汤，其他人才跟着动筷子。 席间，林远卫问起林童在学校的生活情况，眼中流露出淡淡的欣慰。本是从始至终对林和熙视若空气，岂料林太太却主动问及他，嗓音温和：“小希呢，在学校交新朋友了吗？”林远卫的目光这才缓缓落向他。刚回林家那会儿，林和熙远不如现在这样圆滑世故。 林太太明面上善待他，暗里却处处找人监视和压制他。察觉到对方的表里不一，十几岁仍带着满身桀骜气息的他，直接在饭桌上顶撞了他。林远威大发雷霆，骂他不知感恩、不知廉耻。假如不是林太太执意提出要将他接回来，他还不知道躲在哪个街头风餐露宿。 而林远卫骂他的时候，林太太就静静坐在旁边望他，唇角笑容温和依旧，眼里情绪却冷得像寒冬腊月里河面上的冰。自打那时候起，林和熙就渐渐明白过来：林太太不是善心大发，而是在经过几番深思熟虑以后，决定与其将他丢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放任不管，还不如。 将人接回来，放在眼皮下监管。毕竟，以林家丰厚的家底，家里陡然多出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来，也不是供养不起。林太太问话的用意，林和熙心知肚明。他顺着对方的心意，淡淡开口道：“没交新朋友，还是和宁南玩。”听到宁家那私生子的名字，林远卫果不其然露出嫌恶和恨铁不成钢的模样来。 林和熙扯唇一笑，不再说话，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。林太太望向林童的神色愈发温柔。爸爸难得回来一趟，彤彤周末在家里住两天，再回学校吧。林童露出为难的神色来。我明天和尤虫他们约好了要去看赛车。听到尤虫的名字，林远卫被林和熙破坏的好心情终于回暖。嗯。 那就去吧。他想了想，又有些不放心的开口：“你最近和尤虫他们关系还不错吧？”林童见状点头：“嗯，好，好。”林远卫脸上终于露出笑容来：“彤彤你记着，你和尤虫他们维持亲近的关系，不仅是对你自己好，也是对爸爸好。” 更是对我们整个林家好。以后我们家的生意和项目，还得靠尤家和周家帮衬。林童眼底极快的掠过一丝不适和反感，却还是沉默的点了点头。下一秒，当余光扫见埋头吃饭的林和熙时，林童又心情大好的扬起下巴，偏过脸挑衅的朝对方看过去，那模样看上去就像是幼儿园里。 从老师那里得到小红花，然后得意洋洋的向没有小红花的同班同学炫耀的三岁孩子，林和熙无声的笑起来。林童登时面容紧绷，冷冷盯着他，仿佛在质问他笑什么。林和熙不再和三岁孩子较劲，垂下眸去，继续目光专注的挑鱼肉里的刺。林童仍在面无表情的盯着他看。 察觉到林童的目光投放位置，林远卫一偏过脸来，目光淡淡望向低眉顺眼、一言不发的林和熙，像是在打量他那张在灯下愈显眉眼精致的脸，又像是看待未售商品那般对他进行估价。两秒以后，林远卫收回视线，语气沉沉的开口道：“嗯，明天你也跟童童去吧。” 餐桌前陷入短暂的静默，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林远卫像是在对自己说话。林和熙捏着从鱼肉里拔出来的那根肠子，从灯下缓缓抬起头来。总跟宁家的私生子厮混像什么样子？林远卫面容不悦地皱眉。你既然是这个家的人，吃着家里的饭，拿着家里的钱，就该为这个家做些什么。 难听的话落入耳中，林和熙仍旧面不改色，显然是记起林和熙说过的话。桌对面的林统此刻已经是又惊又怒，将他不敢置信的模样收入眼底。林和熙轻轻笑了起来：“ <laughs> 好的，爸爸。”